仲斗寇辞宫，清楼梦好难负心情。二十四桥仍在，波心荡，冷月无声。念桥边红药，年年知为谁生？淮咗名都，一淮河嘅左边，竹西系旧名。呢两个呢，都系点嗰笪地方出嚟。解安小住初晴，佢系经过嗰度，初初经过嗰度。